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未来学校在时空上肯定会发生变化，无时不可学，无处不可学。未来学校的办学理念会进一步更新。 学校对儿童会有全新的认识，儿童和成年是否依然二元对立就很值得怀疑。儿童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，童年是一种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建构，更是自然、文化、技术等意志因素的复杂产物。未来学校的技术变革将是几何级数的，互联网加课堂，互联网加教学，互联网加德育等。 已经不可回避，未来学校的结构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，这也是毫无意义的。所以，学校必须选择结构变革。十一，未来学校在时空上会发生怎样的变革？ 十二，未来学校在办学方面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？十三，关于未来学校的技术革命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如今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，随便哪个日子，你在吃穿住用，不管哪个方面，都能随心所欲的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在古人看来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周朝典籍中有“衣正色”。 常贤色的记载，古时衣指上衣，裳指下裙。所谓正色，指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色；贤色与正色相对，指绿、红、碧、紫、褐、黄五色。由此可知，周朝人们对上衣、下衣颜色的选定是有要求的。之后。 秦始皇成了黑色服饰、建筑等的代言人。汉武帝是选定了黄色的第一人。秦始皇、汉武帝虽然喜欢黑色、黄色，却并没有独霸。到了唐朝，情况有了改变，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多穿用黄色的袍衫，并逐渐禁止臣民穿用。 到了公元六六八年，唐高宗颁布圣旨，官民一律不许穿黄衣服、住黄房子。截止到清朝灭亡的一千多年里，黄色一直是帝王家专用之色。十四，关于金人选用颜色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五，关于周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六，关于秦始皇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七，关于唐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